理事长蔡元龙被检方依违反于会法起诉，检方查出蔡元龙在选前涉嫌透过在旅行社担任经理的前宜兰市国大代表林明昌，协助招待三十二名渔会会员代表宴饮及旅游，还带部分会员代表到台北按摩，车资加按摩费用超过四万元。投票日当天，则是由与蔡元龙结盟参选的总干事陈春生交付配票讯息给部分会员代表指示投票。 蔡元龙坦诚犯行，费用都由林明昌出资。陈春生则供称，全程都没有向会员代表提到票要投给谁。检方认定蔡元龙和林明昌有犯意联络与行为分担，行贿行为已经违反于会法，依法起诉。至于陈春生，因为没有积极证据证明犯行，不起诉处分。 亚洲股市今天涨跌互现，台北股市目前下跌十三点，来到一万一千零一十点，成交只是六百一十一亿元。日经指数下跌一百零四点，现在两万两千四百九十四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十七点，成为两千两百八十六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涨四点，来到两千七百九十九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八十七点，来到两万八千五百一十九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四十一点，现在三千两百八十五点。 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贬值三点七分，来到三十点六六三元兑换一美元。日元最新汇价是一美元兑换一百一十点九四日元，欧元是一欧元兑换一点一五三一美元。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和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山区、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东半部包含绿岛、蓝屿，南部还有澎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气象局也持续发布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还有河谷局部地区三十六度高温。橙色灯号地区有新北市、台北市、苗栗县、花莲县，还有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是桃园市和金门县。 现在台北已经有三十四点八度，台中、台南、高雄都是三十一度，宜兰有三十五度，花莲、台东三十二度，澎湖因为在下雨，现在只有二十七度。以上新闻由刘佳娜编辑播报。旅行中任性挥霍的时光有限，不想在机场排队等待报道，您能有更好的选择？出国飞行前一天。 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登记报道，只要简单几个步骤，用一杯咖啡的慵懒就能完成登机前准备。肆意在晨光里听一曲蓝调，配几页散文，享受片刻宁静，整理好出发的心情。或许你也可以抵达桃园机场后，从容使用自助报到机，不用再像只淘气的米格鲁。 转圈追逐，寻找那长长人龙的尾巴，却总是抓不住。登机报道，不必匆匆忙忙，也能悠闲惬意。旅行就该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以上广告由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供。 今天最好康，现在买微笑台北只要自备六十六万起，家具家电加上装潢，通通送给你，买到算你好运，太夸张了！走，现在就去买，马上翻新家。力宝微笑台北零二二四六六八八八六，阮木华印表机小教室。 要跟我比心机，你还差得远呢。你算你厉害，你的心机怎么可以这么细？Epson 雷霆豪礼，镭射旧换新专案，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硬表机，都可用独家优惠升级镭射新机，最高可省上万元，不用耍心机也能实时换新机。现在加购碳粉，还可以升级三年保固哦。为您成功设想。 e p s o n 小房换大房，快乐搬新家，以小换大专爱，自备六十六万起，家具家电装潢通通送给你，零二二四六六八八八六。经理，我嫂嫂临时有事，没办法照顾爸爸，我想请个假。好的，下次碰到这种状况，你可以试试看优照护找人帮忙，很方便哦。台湾第一个居家照护预约平台优照护 APP。 预约时可浏览照顾服务员的相片与资料，资讯透明，让您安心放心。优照护采刷卡付费，回复快速，零八零零八零零零六九优照护。 分一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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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laughs> 然后所以一一到了电台，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头痛，然后我马上就问了隐居浩医师说：“哎，请问我喝咖啡可以有助于改善头痛吗？ <laughs> 因为我没带止痛药出来。”有啊，又是有用的。怎么说呢？有些因为咖啡里面有一点点的咖，哎，就是咖啡里面有一点点咖啡因啊，那它有止痛的效果哦。所以您如果说是那喝茶也有用吗？嗯，咖咖啡的咖啡因会比较浓一点，比一般的热茶还要来的浓。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有头痛的。 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有时候我喝咖啡会好一点，不过并不是每次都见效。真的，你怎么知道？ <laughs> 因为如果喝太，有些人就因为这样，他每天喝两杯、三杯咖啡，嗯然后以后他就觉得说效果不好了。啊，对对。 OK，好，没有呢，是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止痛药， <laughs> 所以先喝个咖啡救急。好，但是呃，确实医学上面的研究是这样子的。如果当你觉得有一些头痛不舒服的时候，咖啡因可以适度的来帮你做一些减轻。但是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常常头痛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是要请精神科医师来帮你做一些鉴别诊断啊，神经内科。 <laughs> 对不起，我刚我刚讲什么？ <laughs> 你看，我就跟你讲，我还在晕吧？神经内科医师来帮你做鉴别诊断。谢谢你，有仔细听我讲话，医师。 <laughs> 我们接下来聊的是有关于颜面神经麻痹哦，呃，我觉得聊颜面神经麻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呃，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蛮多的朋友其实生活压力都非常的大，大家都很要求完美，或者是很希望自己有很好的表现，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压力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 <laughs> 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为就不再只是自己的成功而已。比如说，你还会有家庭的压力，还有教养小朋友的压力，甚至有一种呃岁月老去的压力，通通都会有，都会在身上。那呃，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了颜面神经麻痹。我们先来请听众朋友，呃，先请医生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它是一种。 中风吗？还是它是一种病毒，还是是一种细菌，或者是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导致我们的颜面神经会麻痹？哎，对，好，很多我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病友，嗯，然后突然的早上起床，然后起床之后呢，这个脸就就歪一边了，就非常紧张，然后他们就认为说，哎，好像是中风了，嗯，然后就赶快到医院来，那是对的哦，因为。 你当你没有办法分辨说你这个脸歪到底是不是中风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来判断。嗯，不过有很多的这个病友，他的这个这个眼眼眼眼歪一边哦，他其实是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嗯，这样子，那这个。 这个中间就就有一些区别了哈，因为我们常常在我来猜，我来猜，第一个是不是因为它叫颜面神经麻痹？对，它是不是只有脸有变化，就是只有脸是比如说歪斜或者是半边麻痹，但是身体依旧是活动自如，是吗？哎，对，这个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有脸歪，然后你没有这个手脚麻痹的情形，没有这个讲话口齿不清哈，我们讲座是那个 FAST 的这样的区别，你只有一个颜面神经麻痹。 <laughs> 那你是中风的机会是小很多啊。不过有一个更好区别的，然有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赶快到镜子对着镜子看，那你张开嘴巴，哎。 真的是有一边嘴巴歪掉了哈，有一边嘴巴没有办法提那个提提脸的这个肌肉没有办法，肌力无法把你的嘴角往上往上提，就有就歪掉了。所以我要对着镜子咧嘴大笑的意思吗？哎，对对，这第一个， <laughs> 第二个，你轻轻的闭上眼睛哈，那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有有一只眼睛闭不起来？嗯，好。 那如果是你看你你这两个特征，一个是脸脸歪掉，第二个是眼睛闭不起来有，好，也就是你闭着眼睛的时候，怎么有一个眼睛闭不起来？不过有时候这个很难看，看自己对着镜子看，你就请家人或朋友帮你看。嗯，如果你是这样子。 啊，脸歪，再加上眼脸没有办法闭合，是同一侧哈，同一侧，这个大概就是面神经麻痹。所以眼面神经麻痹只会麻痹单侧，对，不管是左侧、右侧，只会是单侧，绝对不会是全脸。大概几几乎乎是单侧，那当然有很多那种很特殊的案例，嗯，那是一种多发性神经病变引起的两侧的眼面神经麻痹，嗯，啊，那个是那个是另外的，就非常非常少见的。哎，我忘了先问一个重要的问题：眼面神经麻痹这个问题在台湾是很常见的疾病。 病吗？还是它是属于罕见疾病？其实是蛮常见的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两个礼拜可能就碰到一个，啊，在我的门诊大概一两礼拜会碰到一个，有时候甚至很奇怪，就是哎一天里面碰过两三个。 <laughs> 可是到底它引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是呃半边的颜面神经麻痹，而只有半边？然后它引起的原因因素到底是什么？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吗？哦，对，那颜面神经麻痹哈。 真的很可怕，就是比中风的那个脸歪掉还可怕哦，所以它整个歪的很厉害。然后它的原因大部分哦都是病毒啊，大部分都是病毒引起的，好，最常见的是病毒引起的。嗯，那包括感冒病毒啦、疱疹病毒啦， <gasps> 哎，都会都会，对对对。所以这个病毒不是说凭空出现的，是像感冒病毒或者是说。 疱疹病毒它跑到颜面神经去清洗颜面神经的话，就会造成这边的瘫痪。对对对，啊，那有一些有一些情形是那个我们的面神经的供血不好，嗯，然后那它可能是。 本身的血管循环就不好，嗯，有一些周状硬化，嗯，就会这样子的情形，嗯，好，好，所以呃，这所以所以医生这个有没有一些的潜力可循？我的意思是说，呃，当我们出现了颜面神经麻痹的症状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刚好我们正在感冒，或那几天睡眠不足，或者是那一阵子免疫力就比较低下？比如说我的腿肿啊，正在发作，就很容易会跑到脸，是是有一些。就我的意思是说，哪些人是高危险群呢？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最常见是病毒，然后再来是血管循环的问题哈。然后这个我们最这个高危险群就是，譬如说是糖尿病，你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你的那个微微循环会比较不好，哦，这是容易造成的哈。那还有什么？孕妇，孕妇在怀孕的末期要生产，还有就是她已经刚生产完，在坐月子的当中，这个时候哈，我们常我们常常会碰到会产生面神经麻痹，因为那个时候身体极端的虚弱啊。 它就会产生这方面的问题哈，不是说什么生一胎就 <laughs> 没有， <laughs> 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修复这件事哈。然后还有就是病毒感染，我们刚刚讲的感冒，你有感冒的症状哈。那我们还有临床上就碰到很多，就是其实就是睡眠不足啊，然后长期就是这一段时间非常累，睡眠不足啊。那那还有。 还还有还有一些事，就是吹风，嗯，哦，它可能像夏天，在最近天气很热，那在家里呢，冷气就对着对着脸，它对着头吹，嗯，好，那或者是电风扇打开整夜就对着脸或头在吹，这样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时候哈，嗯，那这个我们常常到，或者说你今天到到海边去玩啊，好漂亮哦，就那边吹海风，吹吹了一两个小时，嗯，那风的那一天又特别强，你又没有做特别的保暖的措施？嗯，哎，结果第二天。 当天晚上回去就觉得脸怪怪，第二天脸就歪掉了。为什么风中出现了什么吗？风中有吹来病毒吗？ <laughs> 就是说，其实就是受风寒嘛哈。风寒之后让我们的，尤其是我刚刚特别讲，风寒的意思是有点类似像感冒的意思。对对，就是就是说，这个这些风寒对着我们的脸哦，对着我们的头部吹，那有些人是会产生头痛，那有些人就就是因为这样吹的话，我们这个脸部局部的个抵抗力变差了，嗯，抵抗力变差之后就产生了一些。 病毒趁虚而入，就感染到了这个我们的整个面神经，然后我们的面神经就开始产生发炎、肿胀。嗯，那接下去就产生了这些我们刚讲的面神经的一些这样症状。所以啊，那老人家跟小孩子呢，抵抗力比较虚弱的人，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有没有可能也会因为抵抗力比较虚弱而得到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并没有看到说。 特别哪一个族群是特别容易感染的？所以也没有一定是老人家或小孩，对小孩子也有可能，那这个年轻人有可能，哦，上班族有可能，老年人有可能，或者是他在接受化化疗啊这些的癌症病人。毕业医术，老天也是公平的，没 <laughs> 有， <laughs> 这项疾病没有特别针对谁就对了啦。是的， <laughs> 好，所以呃还是要特别来的提醒哦，因为刚刚医生讲了之后，我才觉得大吃一惊。我不晓得原来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你没有控制好，也容易让你的神经受到病毒。 的清洗，因为你的糖尿病没有控制好，最直接的就是你的血管会受到影响，还有你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会受到影响嘛，哈。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孕妇啊，生完小孩其实是雄西尊呐哈。所以这个时候人家都说什么孕妇不要吹到风，是不是有这一点点的道理在里面？就是抵抗力差嘛，抵抗力差嘛。 <laughs> 然后还有感冒的人，以及睡眠不足的人，还有真的哈，不要随便跟张学友去吹吹风， <laughs> 在家里面比较好。 那个。 哎，所以不要开敞篷车了吗？它比较贵，但是没有比较好。那个风一吹了之后，有没有那个电影都这样演啊？戴一个大墨镜，然后绑着一条丝巾，然后丝巾在风中这样子吹，然后就觉得很浪漫。然后开在那个意大利的山城里面，沿着那个蜿蜒的山路，小心得到颜面神经麻痹的时候。如果说是寒流来的时候，风太大的时候，其实还行，不会啦。好好好，所以样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医生，我们可不可以把症状说的再更清楚一点？除了颜面神经麻痹，你讲到说。 呃，眼睛合不起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呃，有提到的是笑起来的时候，嘴巴会有一边美丽。那还有一些什么样明显的症状呢？因为我们面神经麻痹哈，是属于我们的颅神经哈，我们的那个脑袋的颅颅颅颅骨的颅哈，颅神经我们有总共有十二对。嗯，那面神经是属于第七对，的吧？那跟。 常常常很多病友会就说：哎，但我到底面神经麻痹还是三叉神经麻痹？嗯，那三叉神经是第五对，它是感管我们的脸部的感觉；面神经是管我们脸部的运动，啊，我们脸部的运动的一一条神经。嗯，它除了管我们脸部的运动，哦，包括我们的嘴巴笑啦，脸部的表情啦，眨眼睛啦，哦，闭眼睛啦，这个皱额头啦，啊，这些都是我们脸部运动所需要。 这个这个神经来支配的。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控制什么？它还控制我们的耳膜的紧张度。是。所以，我们今天说，哎，我要听一件事情，我要竖起耳朵。其实，我们不是把耳朵竖起来，是我们的面神经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耳膜变得比较紧。啊。那就像鼓鼓鼓面，你绷的比较紧，声音就比较大。嗯。你如果比较松，声音就比较小。你有打过鼓哦？ <laughs> 我没有。 <laughs> <laughs> 好。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第再来呢，它还。 它还这个支配了我们的眼泪的分泌，嗯，好，所以在面神呃眼泪的分泌，还有呢我们舌头前面三分之一的感觉啊，这个都是面神经来控制控制，哎，所以。 当一旦我面神经麻痹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脸部有一边会歪斜，眼睛并不闭不起来，你皱额头的时候，怎么一边额额额可以皱皱额，然后另外一边的那个额头的这个肌那个皮肤就没有办法皱起来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会觉得说，哎，我怎么眼睛干涩啊？有。 就是麻痹的这个眼睛会比较，因为你的泪液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做分泌嘛，因为刚刚有讲到面神经其实也是管泪液的哈，跟你是不是干眼症是两回事哦。我们讲到突突然性的眼睛，所以有人就形容，那平常很干涩，可是呢你一动一动或吃东西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就是。 那个他们讲说老把捞把油，然后就是也会一小小的这个眼眼睛的分泌会出来，然后有人甚至这个形容那个叫做鳄鱼的眼泪啊啊 <laughs> 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因为你的耳膜那个这个这个紧松度不好，所以呢有时候你听到很大声的杂音的噪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只耳朵就是麻痹的这一边的耳朵呢，会觉得很不舒服，嗯，甚至会嗡嗡嗡嗡嗡叫的情形。嗯那还有呢，你会觉得说，你的舌头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这一边的这个味觉就是感觉怪怪的，嗯，哦，就是怪怪，就是跟就是跟平常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哦，甚至没有办法很很精细的去分辨我们的一些酸甜酸呐甜呐之类的哦，这些辣的这些情形。那还有就特位觉得说，哎，怎么脸部哈，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 黏膜会觉得沙沙的感觉，啊，会沙沙的感觉，甚至吃东西的时候觉得说，哎，就有很多食物的残渣会。 粘在里面，哎，这些听起来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最恐怖的还是你刚刚讲的眼睛合不起来，以及嘴巴是歪掉没有力气的。这个是在外在显示上面最明显的特征，而且一看到就会觉得吓到的。对，那个脸会扭曲掉吗？会变成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表情，吗还是只是面无表情而已？就是有一边面无表情，就是你麻痹了那边，另外一边很好哈啊，所以有一另外一边就就就会动得很好，然后有一边就是垮垮的，所以会有点像那个布袋戏里面那个欧北龙龟，赶快就是一。 一面有一面没有，是不是？是是，所以会很明显的，对，别人看你也会觉得奇怪。是是，哦，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赶快去找医生来做治疗呢？因为呃，每次牵涉到这种神经的问题，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也像中风一样，有所谓的黄金七十二小时或黄金二十四小时，要赶快的来做急救以及头与药物的治疗。对，因为我们面神经哦，它一一旦发炎起来，不管它任何原因哈，不不管它是病毒感染病，或者是血循环的问题，一旦它发。 这个发病起来的时候，它会非常肿胀，嗯，啊，它越来越肿胀，因为我们面神经是从我们脑部，那经过我们的一个叫暖圆孔，在耳朵附近哈，在我耳朵后面的地方，会有一个暖圆孔，它好像穿一个山洞一样的穿出来之后到我们的脸部来，所以它一旦肿胀的时候，嗯，那这个暖圆孔这个骨头是不可能变大的，嗯，所以这个神经肿大，你就像哦，想象我们手指这个手指头戴了一个戒指，那一旦这个手指受伤的时候，它肿大的时候，如果戒指不赶快拿掉。 它就潜在里面，你手就会更痛，好，那就会循环更不好。所以，当你在发炎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帮它消肿。嗯，好，你如果不消肿，它发炎的越来越厉害，它就潜的越紧，潜的越紧，它的循环就越不好，越不好，它面神经的损伤就越大。嗯，好，所以你一定要尽早治疗，好，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啊，这样子，那。 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哈，所以有有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就是你你到了医院来，我们第一个看你是不是单纯的面神经麻痹，哦，还是说你还有其他，是不是？哎，甚至有，当然有很少部分，我们刚刚讲多发性神经病变，那有些是那个脑部的肿瘤压到面神经，哦，这些我们。 我们专业的医师会把它做了个分辨，分辨完了之后，那分辨完之后，如果是确实是单纯的是周边的这种这个面神经的麻痹，而且是发炎造成的，我们就要给他做消肿的动作。嗯，那越早治疗当然是越好。所以我们做做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会通常我们会用。 大量的类固醇，嗯，哦，那个类固醇用的量蛮大的，嗯，然后你是说在短时间非常短时间施予非常大量的类固醇，对，这个是医有医学上面的根据，哈，说短时间我给你大量的类固醇，那它可以很快的消肿，嗯那我们不会用太长时间，我们顶多用七天到十天就慢就把它停掉了，哈，那这个这个类固醇用了之后，它可以消肿，那当然有一派的医生认为说，我给他用一些抗病毒的药，嗯，可是一直到截至目前为止，哈，很多的临 床试验都没有发现说，我使用抗病毒的药物。 会减缓这个面神经发作以后的并发症、并发症的产生。嗯哦，也就是说，它好像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疗效。有趣，反而是类固醇收到了明显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早早早一点来，我们早一点给你治疗。嗯。你过了一个礼拜了，你再来看医生说医生我脸歪掉了，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肿肿已经差不多过了，这个时候再治疗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了。 你你什你那个神经发炎肿已经呃时间已经过了是不是？就是说他已经肿了很厉害，所以我刚刚讲肿了很厉害之后，这个会造成这附近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它整个神经其实已经坏死的差不多了。哦，好，这个时候我再来用神经坏死要再生很难吗？嗯，面诶面面神经哈，就是说当然它它有，因为它是属于周边神经，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再生的能力，它。 它有一些侧枝的神经侧枝的一些轴突啊，就会会可以再生的。不过这个再生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啊，所以你你当然是一开始我们先不要让你破坏的太严重，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除了。 急性期的治疗之外，哦，那那当然，急性期你还要好好的休息，好不要太劳累，充足的睡眠。对，那不要让，就是为主要的目的，不要让你的发炎变得更厉害嗯那过了急性期之后，接下来就是复健期好那复健期我们就是可能用一些物理的治疗啦，嗯，热敷啦，电疗啦啊这一类的这治疗的情的情形这样子，然后然后甚至让你自己说，有些人说，对的。 脸做一些做鬼脸的动作啊，做一些这个张嘴啦，还不会扮鬼脸对哦，也也吃牙咧嘴的这样的动作。哈，那甚至有些说，哎，吃些口香糖，嚼口香糖。不过嚼口香糖常常这个是有一点争议，就有些人他只用好的这边一直嚼口香糖，就反而是另外一边麻痹了这边，没去没去练到，那反而更就是那个那个不对称就变得更严重。好，那当然是最好是由这个我们物理治疗师。 治治疗的医生或者物理治理治疗师来做这样的附健的动作来指导，然后当然会比较好一点。嗯，他通常我面神经麻痹的病人，大概好好好好好这样处理，八成五到九成会完完全全恢复。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因为呢，像大家都知道，像我们非常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先生，他就曾经也面神经麻痹，因为这个媒体都报道过，他自己也说过，所以我们就呃可以。 不好意思啊，借海当一个例子讲一下，因为你看他现在 even 就是在电视节目上面出现在对岸主持一些节目的时候，你看他讲话，因为他的发音非常的标准，然后他的他的讲话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是说他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你完全不觉得他是一个曾经生病过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的人，所以是有机会，只要你把握黄金时期。 在急救期赶快投以大量的类固醇，还有事后做好复健跟充足的睡眠，是有机会可以恢复到百分之百的。你刚刚是讲七成左右，八成五到九成，八成五到九成，哎，这很高，在医学上这非常的高，哎，对不对？但重点是你要。 及早，而且你要配合医生。 <laughs> 对对对，就是我们讲说，你那个是一层的这个恢复不良的这样的病人，其实就是你你太轻浮他了，所以当时他的这个这个循环就是更变得更不好。啊，当然还有就是你本身年纪太大了，病人哦年纪太大了，或者是你的恢复能力本来就没有那么好，糖尿病控制的非常不好的，嗯，这类他以后会留下后遗症的，这个机这个这个机会会变得比较大。嗯，不过。 这个恢复，它其实并不是两三天，或是两三个礼拜就会恢复，通常要花， <laughs> 对，通常要花你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哦，那跟坐月子一样啊， <laughs> 才慢慢慢慢的恢复， <laughs> 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修复，甚至有时候会到长达半年。 时间才会慢慢恢复到完完全全这样子。嗯，好，我觉得哈，有时候当你自己不愿意，你你一直非常非常的忙碌，永远在忙东忙西，然后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休息的时候，老天爷就会用一些的方式让你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休息。比如说像颜面神经麻痹真的产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你一定得要休息才会好的疾病，你没有办法在奔波忙碌、每天加班熬夜，因为那这样子对病情绝对没有。 太大的帮助，而且它会让你的病是让每个人都看可以看得到的，也就是说，你的同事、你的老婆、你的、你的儿女都会看得到，说，诶你的颜面有一些的不对称，大家都会知道你生病了，每个人都会说，赶快休息吧。它就是一个要让你好好的，让身体有机会用你的自愈率来恢复的一个疾病，对不对？好，不过当然，刚刚医生我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因为很多人呢很奇怪，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的人。 医生刚刚，医生刚刚说：“哎，你得癌症了，然后你要赶快来排时间开刀。”他就会说：“呃，可是我下礼拜还有一个大的提案呢，然后还有什么什么计划？那医生啊，我可以不要排八月吗？九月可以吗？”他会 <laughs> 觉得很傻眼，就会想说：“这人都已经生病了，然后为什么不赶快治疗？然后你还会说：‘呃，我要完成那个旅游计划，我要完成那个工作计划。’但但如果你身体不好，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不是像得到癌症这么样的恐怖，而是是说，当身体出现了任何的警讯的时候，请不要忽略它。然后，所有的疾病都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时期，当然慢性疾病例外。比如说中风啊，比如说像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颜面神经麻痹，或者是心肌梗塞哈，那些。 非常严重的疾病，请大家一定不要耽搁，不要想说我今天睡一觉起来，明天应该就会好了哈。请记得，无论如何，先赶快去急诊。这个时候就是要应用急诊的时候。是啊，对，这个要去急诊的吧这个到急诊急诊是会跟你处理。不过你索性这个是个蛮良性的一个病变啊，那急诊一定会帮你处理。然后他会跟你讲话，你明天去看神经内科。对对对，那你至少要先确认你不是中风嘛，先排除掉重大疾病，然后知道自己是不是只是单纯的颜面神经麻 然后后续就很好的做治疗，请及早治疗，把握黄金治疗时期，才能让自己有机会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轨道，这很重要哦！哈，好，我们在这边呢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laughs>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五分，欢迎回到《明央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颜面神经麻痹哦。这个你比较少听到的疾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并不少见。而且，对于很多免疫力低下，或者是呢感冒，或因为睡眠不足，甚至你长长那个疱疹啊的病毒啊，跑到了脸上呢，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颜面神经麻痹。 但不管如何，重点只有一个：每天早上当你起床刷牙洗脸的时候，可以往镜子多看几眼你的脸吗？还是有些人根本完全不看你自己的脸？ <laughs> 哎，搞忘有些人都低头刷牙完之后，然后就去换衣服了。他从来，因为他男生嘛，不需要化妆，对不对？其实有一个症状我刚刚漏了讲，那也是一个很平常，就是说，其实很多病友他不是第一第一次他马上看到自己脸歪，他是突然刷牙的时候发现我什么今天嘴巴怪怪去然后不是。 水就从嘴角漏流下来了，嘴巴闭不拢啊！哎，对，因为他闭不拢，对，所以他在刷牙的时候，水就嘴那个这个刷牙的水就从嘴角漏下来。然后等下吃早餐，喝喝喝喝喝果汁或者水的开水的时候，就也是漏下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嘴他不太习惯，他就会这样漏下来。过一两天他习惯了，他会去把它绷紧一点。 啊，或者是头摇一个角度，就不会流出来。 <laughs> 好啦对呃，我的意思是说，呃，还是要请大家，呃，日常生活当中任何微小的症状背后都有可能是一些的疾病。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先排除可能是重大疾病的可能性。那如果不是重大疾病，接下来都要请大家还是要把握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期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开放我的扣音电话了，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有关。 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尹居浩医师啊，比如我们今天讲的颜面神经麻痹，还有类似像这个中风，甚至有一些人呢是常常会有头痛方面的问题，还有呃有一些人呢是会有啊，对我还没有问你，嗯哼，我手抖， <laughs> 手抖的问题，然后呃各式各样的问题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神经内科呃以及。 我还没有讲的，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还有呃椎椎间盘滑落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李小姐你好，哎你好，师傅你好，嗯医生你好，你生，因为我这差差不多十天左右，我那个躺下去睡上躺下去的时候，嗯，就那天花板整个都一直转大转。 然后起来时候也稍微有点晕，嗯，可是那个时间的时间不长，大概都十秒左右，十秒啊，白天就就没什么事哈，嗯，可是，一一躺下来，只要躺下来，他就一直转，我以前也没有这样过，每天吗？是每天，而且不管早上、中午啊、晚上都一样。请问一下李小姐，那你在晕的时候会不会耳鸣？啊，不会耶，不会耳鸣。可是我有点问题，就是说我大概十几年前我的左耳哦，就是说。 那个洗头的时候擦擦的，在擦干的时候会压到左耳冠某个地方，就痛的跳起来。可是平常就没事，但只要你忽然压到那个地方，那我就耳鼻喉科也看，容肿啊，那个那个杨梅都看了，都说我没事，还是我听力很好，嗯，可是就是会痛，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因我想这个跟那个是神经的疼痛，哈，跟可能跟这个。 这个动运症不太就是不太相关。嗯，那李小姐刚刚讲这个叫做，应该应该如果是我这个猜测没错，应该我们是叫做是良性。 姿识性晕眩症啊，那良性姿性晕眩症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这个晕这个晕眩症呢，是因为姿识改变，才会把它引发，而且通常都很短的时间，几十秒哦就过去了，啊，不过那几十秒有时候很恐怖，嗯，然后会哦晕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哈，那还有一些譬如说头部外伤啊。 这前前一阵子头部外伤，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内耳的前庭神经受到了损伤，也会产生这种这个姿势性的晕眩症。哦，就像今天思伟刚来的时候，这坐的计程车都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哈。 <laughs> 这个幸好那问讲司机没在听六十九八。啊， <laughs> 也也会把它就是也会把它引引发出来。这个是良性姿势晕眩症，但这个需要治疗。啊，那治疗你可以找。 耳鼻喉科，嗯，找神经内科，嗯，都可以哈。那这个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很很可怕的疾病，嗯，不过他会跟你纠缠一辈子，嗯，哦，当你这个很累的时候，嗯，哦，你你非常。 疲疲劳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哦，那或者是你感冒的时候，哦，你感冒的时候，那甚至是有一些食物，哈，比如说你吃的太咸，昨天哇吃的非常咸，非常酸，很酸的这种柠檬酸含量很多的一些食物，那或者是有些人对柠牛奶过敏，哦，牛奶、巧克力，哦，然后柑橘类的东西。 这些食物有可能会让你这个良引发你这个这个这个良性的这种姿势性的晕眩症，嗯，因为它会让你的内耳的前庭神经里面的淋巴液会比较的肿胀，嗯，啊，所以就就把它引发出来了，嗯，所以在这方面会必须要特别的小心。不过我还是建议李小姐一定要去耳鼻喉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看一下，这个病其实不难治疗。好，继续回答李小姐，陈小姐你好，陈小姐，医生主持人好，嗨，请说 呃，我就是呃，常常不定时，就是说我右边后脑，就上半部右上右上的后脑，常有那种充血的感觉。嗯。那有时候就会，我就是呃呃，就是像偏头痛这样子，头是这样这样子会抽一下抽一下这样。那我想像这种情形，需不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嗯。那有时候晚上就半夜会，哎，好像会睡不好，或者说哎半夜会自己的突然醒来这样子。嗯。那像这个不知道没有什么要？好，陈小姐，我问你一下哈，你那个半夜醒来是？ 被痛醒的，还是说你就是莫名其妙醒来？呃，应该是说莫名其妙醒来。醒来时候会非常剧痛吗？头部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它是跟那个跟那个右那个刚刚讲右上后脑那个那种像一血流那种感觉是呃不是同时发生？是好，好，谢谢陈小姐啊，你的这个头痛哦那这个头痛就说，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头痛。 半夜是把你痛醒的，常常在半夜你睡到一半熟睡当中。 把你痛醒，或是你醒来就是那种非常剧痛，这个代表是脑压高，嗯，啊，脑压高，所以这个时候就你脑部就可能有会有很就极有可能有问题。头痛痛醒的是属于脑压高的，对，有可能有可能是脑压高的情形所造成的。那这种就是一个危险的头痛的危险的增厚哦那或者是说你头痛的时候伴随会恶心啊呕吐啦啊。那除了你原来有偏头痛，如果你平常都不怎么头痛，那最近常常发生这种情形头痛。 伴随着有恶心啊呕吐了，那或者是说你这个头痛一直是在同一边，而且越来越痛，越痛越越越厉害。那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这种也是一种危险的症候，那你必须要尽快的去看医生。嗯，好。不过我从陈小姐这样讲哦，常常右上脑充血啦，会抽痛啊，然后那并不是说持续的存在，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然后这个比较像是我们讲的。 肌肉紧张性头痛，好，不过还是有。那要怎么办？吃肌肉松弛剂吗？没有，我。 因为这个是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陈小姐的状况，那我只是这样分析。不过我还是建议陈小姐要去看神经内科。好，那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这个叫做头痛特别门诊，嗯嗯，那去看神经内科的头痛特别门诊，由医生来跟你判断，我判断说你到底这个是属于是真正的只有神经疼痛，然后或者肌肉紧张型的疼痛，还是你还有特别的其他的原因，还是能够把它分辨出来最好。好，呃，林先生你好，林先生，哎，各位你好，请说我。 请问一下，那个眼睛的视神经呢，稍微伤到的话，要怎么治疗？怎么保养？我在线上听哦。你先，你先。你的视神经是怎么样伤伤到？是损外伤呢，还是说莫莫名，是莫名其妙发炎？检查，他说有伤到视神经了。对，你是撞到吗？有外伤吗？没有。哦，没有，没有，没有外伤。哎哎，所以这个可能是。现在眼睛变成色素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哦，你这个属于是。 这个是属于是，有伤到视神经嘞。对，那你这个其实这种视神经的损伤哦，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我们刚刚要问说你是外伤还是莫名其妙。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那个视神经的发炎，那这一类发炎的话，可能那这个就是可能要进一步查你的身体为什么会让你的视神经发炎哦。那包括什么多发性硬化症啊，然后在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神经的这个这个我们的不明原因的神经的发炎呐啊，那或者是说脑部里面有什么附近有什么东西压迫了啊？这个这是单纯的视神经发炎，嗯你其他眼睛的部部位都没有问题。嗯那刚刚您先生谈到说视网膜剥离哦，是不是视网膜剥离去影响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对对，是种病变那。 是不是视这个视网膜病变本身去影响到了视神经的这个接触、接受的这、这个、这个受体的一一些功能？那这个可能还是要请您先生跟问一下你的眼科的主治医师到底是什么的原因，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保健的方法。好，OK，这是回复您的问题。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阳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 的引居号医师跟听众朋友呢，回答各种有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你有关于呃中风啊、头痛啊、腰椎、颈椎、坐骨神经痛、各式各样的腰酸背痛，或者是呢跟神经内科有关的疾病，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引居号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现在接赖小姐，你好，赖小姐，赖小姐，赖小姐，自己啊，欧阳宝。 莫冷，冷莫气啊呵，不要紧。好，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任何有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尹志浩医师。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冰柚吗？直接把它呼上来没关系。嗨，刘小姐你好，医师，对你好，你好，请顺，我想问一下医师，我。 平常的血压哈高的都没有，不曾超过一百，都是九十几，然后低的是五十几，长期都是这样子。嗯，那我最近觉得说，我就是我躺下去的时候，我我的那个好像天花板会稍微晃了晃了一下。嗯啊啊！前两天上厕所起来要要马桶要起来，所以好像自己还要要稍微要跌倒一样。 那跟我的血压低是不是血压低的关系，还是说我是贫血呢？嗯，好，OK，还要看哪一科医生？谢谢，谢谢你。因为你如果说是刘小姐，如果说您是长期的血压就是偏低哈，这有可能是体质型的哈，尤其是女性，那常常有很多体质型的。可是偏低并不是代表你就是一定没有问题哦，就是说你今天血压偏低了，那然后平常呢，你平常在。 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对你的这个血心脏的血管啊，心脏的这个出血量，对供应你的脑部其实是够的。好，可是今天当你在已经慢慢的就是说身体的，就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哦，那你的这个，或者是你可能感冒，或者是你最近太累了，然后，或者是你根本就，哎，就是有一阵子非常饿的时时候，这个时候呢，常常你的自律神经就变虚弱了。嗯。那自律神经虚弱的时候，你可能那时候血压不是九九十五十六十，你搞不好那个时候的血压变成八十四十左右，哦，所以就太低了，就变太低了，哦，所以那个当下就会造成你头晕，然后再头晕，所以这个可能要。 要去看一下神经内科，看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失调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当然贫血也有这样子的症状啊。你所以你可能也要去做一个身体的检查，看看你你的血色素够不够。然后你可以看看神经内科，然后看看一般的，一般如果是你只是单独想知道有没有贫血，你当然一般说的家庭医学科啦，一般的内科这些都可以。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到神经内科看，因为。 你以前是很好的，现在开始有这些症状出来，表示你的身体已经有某些地方开始不对劲了。嗯，哦，所以你比较没有办法去代偿，哦，就是让你的血压变得这个供血量变得比较充足。OK，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胡小姐你好，胡小姐，哎。哦，医师你好，你好，是。我想请问哈，我先生五十六岁，哎，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哈，嗯，频率就大概是三十秒，脚会抖一下。 嗯，然后有时候抽的很厉害，嗯，然后就影响到睡眠，嗯，不晓得这是不是神神经有问题，还是说要看什么科？胡小姐，这个你先生这个情况发，这个已经发作多久了？啊，好，很多年了，非常多年了，十年有了这样。那除了睡觉之外，他还没有其他时候脚也会抖，比如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聊天休息的时候，就突然抖一下，不会哈？那如果这样的，其实是就是只有睡觉的时候，那有没有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昏倒过？ 不成，不成啊！那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那由胡小姐的您这个描述里面，您先生比较看到的是一个睡眠方面的疾病。对，他在睡眠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讯号会放放出来，就造成你脚的，我们称它叫做肌肌要动症啊。那肌要动症这种肌要动的这种症状，就当他脚会这样抽一下抽一下，那甚至抽到厉害的时候，他人就醒过来了啊。这样这个要来看神经内科，我们要做一些。 这个一些病因的排除，像我刚刚特别问说，那有没有这个就是平常白天也会？因为白天如果会，哦，那可能还有其他的病因。那我们最主要是要排除掉有没有癫痫哦，有一些小小的癫，这个这个这个小的小发作的癫痫，他的脑部的这个。 这个不正常的小放电也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正常的肢体的抽动，啊，那还有其他的，譬如说脑部有一些病变也会产生这个症状，所以这个还是去看看神经内科。嗯，好，啊，接下来邀请到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呃，你好，医生你好，请说，我六十八岁哈，呃，去年有做过颈动脉的支架，嗯，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的右手握拳的。 握拳的时候都会紧紧的，嗯嗯嗯啊！我要请教医师，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嘞，好，王先生，你去年做颈动脉支架之前，有没有被诊断你有脑中风？呃，没有，呃，因为我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啊，在拉单杠的时候拉也伸。 拉拉没拉一下就昏倒了啊！后来才才发现的哈。才发现才发现的哈。那这个您的那个右手右脚有没有特别的不不协调？就是拿筷子啊，拿笔啊，有没有特别不？协都还好，都是就就是右手握拳紧紧。那您支架是放在哪一边？ 右边，你是放在右边，颈颈动脉，颈动脉右边哈，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跟你的右手会紧，可能没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我们的右边的颈动脉供应的是我们右大脑的手，嗯，那我们右大脑，哎，供应的是我们右大脑的血液，所以我们右大脑的右大脑控制的是我们左边的手。 而不是右边的手，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这个支架本身出了问题，譬如说摆了支架之后它又再度的狭窄，然后变得狭窄，造成的是右边的大脑血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时候所表现的症状会是左手，嗯，啊不是右手，所以你右手紧可能有另外的原因，然后包括也许是你左脑也开始出现了问题，也许是你单纯就是一个手的一个运动的伤害造成的紧，哦，你还是王先生还是去看看医生，哈，特别是神经内科医生来帮你这个诊断判断一下。好，呃。 下一位是陈先生，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位。陈先生，你好，你好，哎，医生你好，你好，哎，我母亲七十六岁，哎，然后今那个去年有跌倒，然后那个后来去去检查，他是发现说那个呃腰椎四五节稍有轻微的压迫到，嗯嗯，啊，然后但是但是他并不是会痛，他就是就是走了走大概超过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就开始变。 用拖拖着脚在走，嗯嗯嗯，所以这个，然后医我们去台大看，然后医生认为说，这个不像是真正的那个压迫到神经，就是有有轻微压迫到，但是它不是麻，它没有麻，嗯。然后这个这种情况，呃，是不是要看神经内科，还是还是要怎么手手术？哎，好，陈先，呃，那陈伯母这个问题哈，其实。 确实是很困扰哈，常常很多病友会有这样的情况。那特别在走路走了十分钟之后，就有这个就有这个问题哈。那当然也已经有证实，你腰椎第四节、第五节有压迫。那常常我们会看到什么？因为你做检查的时候，你是平躺在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机器上面，所以你是静态的情况。可是你当你走十分钟之后，有时候到我们的脊脊髓的这个压力会变大，所以这个时候会让你的这个。 压迫的这个软骨呢，会更突出一点，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压迫神经。等到你休息一下，它又缩回去一点点。嗯，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也要判断说，是不是到底是这个问题，还是根本就是脚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脚的血液循环不好。哦，有一种疾病叫做阵发性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做阵发性跛行啊，这种阵发性跛行症，这种间歇性的跛行症，是因为脚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他走路走到一半，脚就开始会痛会麻，他休息。 就会好，这个也要分辨的，所以还是看神经内科来来做决，再来做可能甚至要做一些肌电图的检查，神经传导跟肌电图来看看这个。 做这个软骨的压迫，是不是已经有伤害到神经？嗯，好啊，这是回复你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到有关于很多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没有办法再多接听众朋友电话。但是从刚刚一路听过来，很多人都有呃，比如说呃，有所谓头痛啊、紧绷啦，甚至是呃，都已经是正在呃就医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或者是说呃，出现的症状，比如说睡觉的时候。 一直抽动，这都不是。 <tsk> 我的意思说，都不是只有一两天而已哈，赶快去看医生，真的不要再拖了。 <laughs> 因为呢，这个赶快去捍卫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权利哈，千万不要拖，因为很多事情拖到最后，真的都会很麻烦了哈。好，这次也再次提醒你，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谢谢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谢谢医生啊，谢谢各位，谢谢，拜拜，周末愉快。